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咱们讲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一个人如果天天被人喊万岁，歌颂成伟大、光荣、正确，他肯定会认为自己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脑子短路，那是一定的，比被电梯夹了还傻。但是呢，这个斯大林也感觉到啊，他现在跟希特勒都陷入了一场紧张的竞赛之中。 谁能首先集结足够的兵力，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斯大林只是在几个星期前才加速备战，长达数月的时间里，斯大林都在犹豫不决。苏联到底要打一场什么样的战争？他心里一直没底。在总参谋部会议室，斯大林告诉两位高级指挥官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德国政府请求苏联准许他们派人到苏联境内。 寻找一战时期阵亡的德军士兵坟墓，斯大林指示要确保不要让他们进入边境太深，告诉各军区要和我们的边防哨兵保持密切联系，赶快给边防哨兵下命令，给人家精确的引导，让他们深切感受一下苏联军民的热情好客。面对斯大林的准许，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啊都非常的惊讶。 朱可夫说：“我认为德国人是想搞他们计划进攻的地方。至于找坟头，那是骗人的借口而已。”铁木辛哥说：“德国人最近一直在频繁的侵犯我国领空，并且呢还深入到了内地。”朱可夫和我都认为应该把德国飞机打下来。斯大林断然否决：“那小逼崽子知道什么呀？”德国大使解释过了：“他们空军啊，许多年轻飞行员没有受过训练，总会迷航。”大使要求我们不要理会这些迷航的飞机。 是吧？他们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都在不列颠战役的时候阵亡了，所以现在都是菜鸟。他干这事儿不新鲜，所以斯大林的这个行为是越来越古怪啊！他对希特勒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信任，俩人情投意合，你侬我侬，惺惺相惜，举案齐眉。反正，所有形容夫妻恩爱的词儿都能形容这个这哥俩啊，这哥俩俩胡子翘着都都可以形容这哥俩。而对那些可以信赖的人却不信赖。 德国政府也在助长这种骗局，他们向斯大林透露，说德军在边界的调动只是为了避开英国的远程轰炸机。德国甚至向苏联解释，他们故意要让英国以为我们要进攻苏联，事实上在准备进攻英国。因此，斯大林在思想上也没有认真准备应付德军入侵。到了六月中旬，德军继续在苏德边界集结重兵。 德国的外交官和家属开始撤离莫斯科了，这已经是一个重要信号了。可是斯大林还是拒绝给红军下达战备命令。更加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个时候苏联的列车还在源源不断的向德国运送战略物资，包括一百五十万吨粮食、十万吨棉花、两百万吨石油、一百五十万吨木材、十四万吨锰。 这是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贸易协定交付的。斯大林真的是完全配得上德军运输大队长这个职务。到六月十四号啊，苏联的《真理报》刊发了一篇著名的政府声明，针对苏德之间即将发生战争的谣言，声明说，德国从未向苏联提出过领土要求，德国正在严格履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苏联也在认真遵守这个条约，一些苏联军事单位只是出于训练目的而移驻边境地区，可见，《真理报》上没有一句话是真理。对此，铁木辛哥和朱可夫都很震惊。不管这是不是一种外交宣传手段，都会对苏军产生极其消极的影响，是吧？因为当时的这个苏联士兵是无限崇拜政府的，他真以为《真理报》上登的都是真理啊。 你想当政府告诉世界德国是苏联最好的朋友的时候，你怎么可能让指挥官告诉士兵我们要做好对德作战的准备？怎么让指挥官来鼓舞士气？在这期间，斯大林曾经连续四十三个小时没有办公，直到六月二十号，星期五晚上八点，他才回到了办公室。啊，这一次他再次收到了警告性的报告，他的老搭档。 主管外贸的米高扬告诉他，德国一支拥有二十五条货船的船队，没有装卸完货物就匆匆离开了李家港。斯大林说：“他们有权这么做，啊人家说不定有别的急事儿呢，人家赶着奔丧啊，是吧？你别瞎想，哎，做人要厚道。”但是他也确实感觉到好像要发生什么事儿，所以给莫斯科军区防空司令部打电话，命令。 说局势有些反常啊，提高一下防空等级。但是他没有给铁木辛哥和朱可夫打电话，他仍然不想刺激德国人，所以不想让边境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他还是坚信德国人只是进行了一些人畜无害的演习。六月二十一号夜里，德军前线指挥部下达命令，确认从六月二十二号早晨开始巴巴罗萨行动计划。 德军的坦克、装甲运兵车、牵引车、汽车浩浩荡荡向边境进发。到了六月二十一号晚上，德国指挥官召集士兵，用手电筒的灯光照着文件。这估计是南路军、北路的德军，连灯光都用不着，靠列宁格勒这边几乎是极昼啊！十二点之前还能看书，他们大声宣读了文件中希特勒对他们的号召：“伟大的德意志军人们！” 德意志民族的存亡现在掌握在你们手中，你们必须以空前残酷的手段使今日的苏联沦为废墟。此时此刻，斯大林的直觉终于告诉他，无所作为是危险的。于是，英明领袖做出一个让人感觉特伟大的决定，召集了很多著名的诗人，下令让他们谱写反纳粹的战斗歌曲。我们先从精神上摧垮敌人，争取让敌人一听到我们的歌声直接投降。 啊，这个，斯大林同志的大脑跟人家真是不一样啊！哎，苏联也就是娱乐方式太少，你找点唱快板的、说相声的，答了个答，答了个答，闲言碎语不要夹，或者你找历史老师讲讲段子也可以嘛。第二条措施倒是比较实际啊，指示苏联驻柏林外交官立即会见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要他解释为什么德国在边境召集重兵。德国答复：里宾特洛普不在柏林。 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微信不回，所以这一天所有的质问得到的都是这个答复。六月二十一号晚上，斯大林开始警觉起来，召开紧急会议，正在进行当中。总长朱可夫大将打来电话，说一个叫阿尔弗雷德·里斯克的德国工兵游过布格河，主动投诚。他说他信仰共产主义，他告诉苏军指挥官，德军。 将在六月二十二号黎明入侵苏联。此时此刻，离战争爆发只有几个小时了。直到这个时候，斯大林显出不安来了。但是还问：“你们觉得这次警告可靠吗？会不会德国人使诈呀？是不是逗你玩是吧？是不是这么着呢？”铁木辛哥和朱可夫赶紧说：“绝对不是，老大，希特勒就是在欺骗你的感情，你别犯傻了。” 是吧？都说女人在变爱中智商才为零，你怎么也为零了呢？我们可以肯定，这个德国士兵说了实话。所以哥俩坚持要让西部边境部队立刻进入战备状态。但斯大林说：“我还得 think 一下。”几个小时之后，苏联前线总算接到了一项通知：德军可能要挑衅，然后在六月二十二号或者二十三号入侵苏联。各部队。 要谨慎应对挑衅，以防止德国更大的阴谋。换句话说，就是防止德国挑起战争。这项通知不是战备命令，没有规定哪些行为是挑衅，哪些行为是战争，更不要说下令开火。而且呢，也不是以斯大林的名义发布的。在白俄罗斯的第三集团军司令库兹涅佐夫将军接到战备命令的时候，一点也不诧异，只是无奈。 为什么呢？因为离他指挥部只有几公里的德军阵地上的坦克引擎已经发动很长时间了，所以到现在啊，一切都太晚了。巴巴罗萨计划就要付诸行动。巴巴罗萨这个名称呢，来自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的绰号“红胡子”。 这位皇帝曾经说过：“生存与毁灭，只有在战争中才能证实。”希特勒很喜欢这句话，并且认为自己就是这句话的实践者。当时，这个德国驻苏联的情报部门啊，把苏联十分详尽并且准确的情报，啊，对于打苏联，希特勒自信满满，放到了希特勒的办公桌上，说苏联有巨大的战争潜力及战略纵深。 光凭军事进攻很难完全征服，就算初期你凯歌猛进、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但是仗你打不完，你打死一个少一个，他打死十个来二十个，你累也会被他累死，是吧？这个规律从查理十二到拿破仑是概莫能外，而且俄国人不像法国这种少爷兵。 平时装逼泡妞，在西线一触即溃。人家是战斗民族，生活在穷荒苦寒之地，一不怕死，二不怕死，是吧？这个这个，总之不怕死。普鲁士军神腓特烈二世在七年战争期间就说过：“对付俄国士兵，你必须得开两枪，然后使劲踹一脚，才能把他们打倒。” 但希特勒置若罔闻啊，所以曼施泰因元帅后来在回忆录《失去的胜利》里说，希特勒对苏联的所有设想都是建立在一次军事进攻就可以彻底打垮的基础上，而就算这样可以啊，那也得跟从内部瓦解他们的体制相结合才行。其实斯大林在大清洗当中已经把这个任务完成一半了，咱们可以设想一下。 德国就算不打苏联，就是慢慢渗透，颜色革命啊，肯德基、可口可乐、Playboy，用这玩意儿可能比打仗要管用的多。但是希特勒这样波西米亚下士的水平，他的战略头脑想不到这些。在这个古德里安的这个回忆录里啊，也只好是无奈的讲说：此时此刻，我只是把自己当成一个门外汉。 希望希特勒并没有下定进攻苏联的决心，只是吓唬吓唬对方而已啊！你说这话，如果要是斯大林说的，该多好啊！古德里安是假装希望，斯大林呢，以他业余军事爱好者的自信，认为真的就是这样。希特勒跟斯大林走两个极端，他也是片面的相信他喜欢的那些情报，就是苏联很菜。 人畜无害啊，这是他喜欢的情报啊，而且有西班牙内战跟苏芬战争当中苏军拙劣到极点的表现佐证。他说苏联就是一栋摇摇欲坠的破房子，我们只要在门框上踢一脚，这座破房子就会倒塌下来。从这句话也能看出来啊，希特勒脑子很不正常，是个自大狂。所以这俩人啊，从心理学上讲呢，都是这个自我意识障碍。 啊，斯大林属于情绪应激反应过度，总觉得谁都会害自个儿，所以各种杀自己人。希特勒呢是自我意识膨胀到极点，那觉得谁都怕我，所以就去霍霍别人啊。因此，苏德战争就伴随着这两个不正常的人的较量，正式拉开了帷幕。想收看或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快去微信关注“寻迹讲堂”。 多资源，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小记听书”，或者访问曾氏小记资源网。